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朕建坐以来，勤心树政，唯愿以延祖宗之业。然去都近来异鬼作祟，朕忧民之所忧，殚精竭虑，缠绵病榻。幸受之天佑，异鬼得除，以安天下也。请感念禁军、锦衣卫及户部防卫及时。 故论功行赏，已是天恩眷顾，兹以赵氏为宜之兮。谢皇上，总督快快请起吧。有劳福满公公跑这一趟。只是昭罪寺到处都是病气，今日便不叫公公屋里坐了。陈阳，去给公公上茶。是总督。 总督连日操劳，如今皇上也醒了。依照海阁老的意思，您该好生休息才是。眼下疫病还未全消，一刻也不敢大意。对了，公公，皇上是今日醒的吗？可不是，早上才醒的。太后亲自吩咐太医院好生看顾。天冷，公公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多谢多谢。 这茶怎么能入总督的口？等奴婢回宫给您重新置办。无妨，不劳烦公公了。总督，奴婢这些日子才被调往内阁大院，为海阁老提壶捧盏时，也多少听到了些有关总督的风声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 这么说来，公公也是阁老眼前的红人。我如今也得看天色行事。公公指点一二，指点不敢当。总督为君为民，海阁老也是知道的。此次封赏，内阁也参酌几日了，没坏事。总督等着就是了。此次公民不敢独贪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绝非我一人之力能够平复。 总督，您太过谦了。话说，那锦衣卫办差的，是不是沈泽川？是啊，是个冷面人。 <laughs> 谁晓得这回竟让总督跟他凑在一块儿了呢？事情既然办完了，他铁定也是要赏的。但他任职锦衣卫，怎么赏，得看皇上的意思。沈泽川年前才破例提拔成了南镇府， 如今又升，这也太快了。内阁没异议吗？哎，总督厌烦他，自然注意他。但如今内阁大人们忙的都是别的事，谁也不敢为这点事去驳了皇上的面子。不过，奴婢与总督说句私心话，锦衣卫如今五品以上全是家底殷实的公子，谁瞧得起他那家世？ 功高了，赏过了，那都是要遭人嫉妒的。嗯，总督，我今日还要回宫复命。总督以后有事就吩咐奴婢，奴婢一定尽力为之。好，那就不多留你了，以后还得多有劳公公。陈阳，送一送。是，公公请。有劳。 总督留步！今日有劳公公，不敢不敢，有劳统领大人相送，咱家就先行回宫复命了。 满满一袋子银钱，这肖总不当真大方，是个当朋友的人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三集。 镇府大人，这些就是这段时日的账目汇总了，请您过目。嗯，这几日事务杂乱，去都大小药铺数不胜数，药材来往也混乱繁琐。 你能记得这般清楚，费心了。啊，卑职当差干的就是这个，分内事，应该的。呃，大人今日气色看起来很好，也无大碍了。这账目要给户部留一份存档，再给禁军一份，叫他们心里有个底。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。这账是大人嘱咐卑职记的，就这么递上去。 卑职不敢贪功。我病中糊涂，许多事情都是你自个儿做的。我看你行事条理有序，又在户部当差多年，怎么只是个吏胥？卑职从贤德二年起就在户部当差，那会上头是花家人，卑职没有银子去打通关节，上边便让我原职办差。这些年的督察考绩也都是中下，无功无过吧。 如今皇上广开言路，六部又稀缺人才，你也不必黯然伤神，机会该来的时候，自然就来了。多谢镇抚大人提点，大人的知遇之恩，卑职没齿难忘。 多，马已备好。如今宫内禁令已解，政府大人跟我一道入宫。总督先行，卑职要去指挥使跟前禀报。待在人下边就是不大痛快。什么时候上来玩玩？我怕高，你且坐稳了。 后事繁琐，我能不能坐稳，得看省政府愿不愿意手下留情，轻点财务，莫要伤我的心。总督大人高看了，走了，撤。 小主子，咱们去哪儿？先去老宅看看先生与师傅。好嘞，你上车，咱们走着。吁，主子，咱们到了。 进去吧。不对，周子，院内有异。 <laughs> 何方弟兄不请自来？不报上名来，鄙人可就拔刀了。 哦，啊，都是熟人了。安州，怎么不吭声啊？ <laughs> 二少，病好了？不好怎么敢见你啊，好兄弟！你在这儿藏了大人物，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宋爷。 你且在此，我一人进去。主子，万事小心。一傻一疯，算什么大人物？ 二少若想要，与我讲一声不就好了。若是齐慧莲都不算是个大人物，那海良仪也不是什么稀罕。兰州啊兰州，你藏得够深呐。永仪太傅亲自交引，哼，怎么还指望你做个皇帝吗？他都疯了。 你怕个疯子？我自然怕。疯子教了条疯狗，咬得我猝不及防，血肉模糊。这话讲的好没道理。你就算要杀我，也得让我做个明白鬼吧。我只问你。 是不是你透露皇上出宫的风声，藕花楼才会无故坍塌？让皇帝在我的藕花楼里出事，这还不是你送给萧二的投名状？萧二不过是这去毒里的困兽，他能给我什么，值得你这般猜忌？他有你没有的好命，他乃嫡系出身，即便继承不了李北王位，也有数万兵马甘愿听凭调令。 你缺的不就是兵吗？我任职锦衣卫，要兵马干什么？况且我是沈氏庶八子，你是西家嫡次子，你我谁好过？可见嫡庶之分，也没什么差别。人嘛，没有走到头，天也下不了定论。你讲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！ 已然是这世间的秩序为无物，但你还是得认，有人天生就是来做主子的。世家屹立百年不倒，他姓李的就是比你姓沈的高一阶，这都是命。哈哈哈哈哈！你，是了是了， <laughs> 你笑什么？你都如此说了。 我跟着他萧二又能有什么前途？你听风就是雨，今日设局杀我，来日必要后悔。沈泽川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要装模作样？我劳你好好想想，我才得圣恩，正是要蓄力向上爬的时候，此时杀皇上干什么？ 况且你我合谋时间不短，空口白牙，萧二凭什么就信了我？藕花楼坍塌这事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我做的。你与其在这里跟我反目成仇，不如放下刀，和我好好商议对策。 <laughs> 我怎么知道藕花楼的事不是你做的？我只说一句：我若要杀你。 也定是到了有更大好处的时候。杀！安州，我吓一吓你罢了。哎，我说你们都还杵着做什么？收刀！收刀！不要伤着镇抚大人。是。 这几日事发突然，我们消息不通，难免互相起疑。刀剑无眼，下一回，二少先与我打个招呼，好让我准备准备，也不至于像今日这样仓促。你临危不乱，很是了得。若不是这次我被逼得没法子了，我何时这样待过你啊？哎呀！ 我这不是看萧二马上又要春风得意了，我着实是着急了。来来来，快坐。心里可是还怨着我呢。我姓沈的配不上高位，哪敢挨着你坐？ <laughs> 那都是混话，别与我一般见识了。快请上座吧。哼。 <laughs> 好兰州，消消气。 你好好跟我说，你留着齐慧莲这老疯子干什么？果然，谢红轩根本不知道先生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，不过是想来个先发制人，设局诈我。我在昭罪寺听着老疯子说了些疯话，隐约听闻东宫事变时还有个皇孙尚在襁褓，便想留着他，以备来日。 皇孙的事情，你该问我的。这事儿你别想了，不可能的。可二少，你细想想，若是没有皇嗣在手，此次在五花楼，谁敢谋害皇上？但当年东宫那事儿，是纪雷和沈卫一块办的。 你指望他们能对皇孙留情？有关皇孙，薛修卓也是这么想的。嗯，怎么专门问起了颜青啊？你跟他交情不浅，都是熟人。况且你这次升入考公司，不也是听了他的话吗？你们谁说的更有道理，我就听谁的。都说文人相轻。 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也相互倾家？那还真不是。你在督察之前调入考公司，这次遭人陷害，难保不是因着此事而遭人嫉妒。薛修卓想不到吗？怎么还劝你去呢？此次不怪言青，谁能料到，真的有人敢对我动手？可他在南林猎场护驾有功，当时倒是很懂韬光养晦。 我也就是奇怪罢了。 <laughs> 哎呀，你这一说，我才想起，兰州，如今皇上醒了，马上督察院就该开始弹劾我了，你可得帮我想个办法呀。此事工部、户部推诿卸责，你正好落在里面，即使与你无关，上面要治你，你就是没错也有错，难办啊。不难办。 我有把握，皇上这次醒来，绝迹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怎么？压在楼下的时候，皇上还与你肝胆相照了一番不成？哼， <laughs> 你且看吧。 <laughs> 哎，对了，兰州，想来你如今也没有个正经住处，留着齐慧莲也不方便。依照我的意思，把他了结了最好。你肯是不？肯？ 我当然不肯，他是永怡年的老臣，对沈卫也知之甚详。我留着他有用处，你还想查沈卫的案子？沈卫的罪名一日不脱，我就一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。可沈卫那是卖国的重罪，光凭朝廷赦免也没有用。这事儿我只能劝你算了，你得往上瞧。 这次你拆办的好，又得升不是？八字还没一撇，南镇府我还没坐稳，一位上冲，未必是好事。此次的事情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你我都得小心行事。这次压的是我，下回呢？你自个儿也留心吧。我今日也不便久留，兰州，过几日府里见。 今日的事情，话既已说开，兰州，就别放在心上了吧。适才不过是玩闹而已。来人，送客。是，主子。谢二少，请吧。 人走了，是，我看着上的马车。他请来的人都是江湖高手，这院中却未有打斗痕迹，想必是几刚师傅有所提防，太傅也没有抵抗。师傅用火烧毁了容貌，为的就是隐姓埋名，没有贸然动手，确实上策。 先生不能久留在谢红轩手中，得想个办法。嗯，血脉正通。主子在想什么？宋月，你说那皇城里边住的是谁？是李氏， <laughs> 不对，是陆啊。周若失其鹿。 天下群雄皆可逐之。今日你说是李氏，明日我也能说是阿猫阿狗。谁能踏上那巅峰龙椅，谁才是正统？主子，此等悖逆之言，可算得上目无王法了。乔天涯，要我说，你根本不是离经叛道，你是道中囚徒，是能做君子的人。 都道这世间君子无数，个个都是铁骨铮铮。边沙伯陆平因为守住边郡，散尽家财，可每日食的都是咸菜芋头。到了陆广白，每遇战事必定军饷吃紧，只因与八大家不睦，即便战功显赫，却至今没有封爵。做这样的君子良臣，就得先问良心，再论快意，得舍小我弃私欲。 你看锁天关的冯一胜，一门中骨全部战死，这就是大义凛然。 <laughs> 但这世间总要有人做乱臣贼子。我不信命由天定，倘若来日刀架颈侧，我定不会刀下留情。我志不在君子，也不在好人，睚眦必报，继承信条。那么恩是恩。 过是过，今日之事，我要西红轩拿命来抵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，平身吧。有事启奏。 无事退朝。皇上，昨日内阁已将此次赏罚条目递呈御案，皇上看过后，可觉得有何不妥啊？海阁老身体不适，来人赐座。谢皇上。 折子朕已看过，只是朕觉得有些许欠妥。此次禁军疏通关沟有功，萧师也作为禁军总督，仅仅赏些银两金玉不足为意，太少了。回皇上，前段时日，禁军呈报户部，封山教场需要扩建。 所需银两皆由户部统筹，这已是免了禁军今年最大的开支。臣以为尚不可过，足够了。但是药材调配、隔绝病患、疏通关沟，无一小事，他都办得很好，功劳不假。可这些事情，并非是禁军凭靠一己之力就能办成的。 若是恩宠太过，以朕的意思，朕想封萧世业为定都侯。他乃黎北王嫡次子，若是上阵杀敌，这会儿也该有爵位在身。阁老，意下如何？此事不可。大周历来。 非军功不得封爵。启东边郡陆氏战功累累，如今也仅仅给陆平烟封了个边沙伯。萧池也一没有定疆，二没有驱敌，只怕只怕难以服众啊！可策安本就在南陵猎场护驾有功，此次疫病没有蔓延。 难道还不算功绩吗？莫非朕的性命在组织面前竟如此不值一提？封他为侯意在褒奖，不过是个虚名罢了，这也不成，万万不成！望皇上三思啊！今日若封了萧池也，寒的可是边陲老将的心啊！ 先封了陆平烟，进他为侯，再封萧驰野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臣，皇上，臣倒以为这是件好事，此乃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封，是天大的殊荣啊！呃，海阁老，如今萧总督确实有功。 破例一回又能如何？是啊，这是天大的年少有为，当得起。皇上英明。小董督，这臣还敢质疑皇上的意此次萧总督当得起头功啊！皇上，臣以为海阁老说的不错，陆平烟为边郡防守鞠躬尽瘁，即便要封，也不该这样草率。草率！想再三询问诸位的意见，你还要说朕草率？ 孔丘，臣见你在朝堂之上，皆是以海阁老为命是从。君臣，君臣，到底谁是你的君？你是谁的臣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啊！皇上乃臣之君父，但是越旨封爵确实不妥。朕每每遭逢劫难。 都是策安相助，方能化险为夷。眼下朕封他个爵位，你们也要推推阻阻。这朝中事情，都由海阁老说了算。那这皇位，不如让给海阁老来做。皇，皇上，皇上，这是要…… 要诛老臣的心呐！阁老不必再提。无论如何，萧池也就要疯。行了，退朝吧。福公公，劳烦你去恭禀皇上，萧策安德不配位，不敢受这滔天恩眷。 这如何使得呢？总督，快去！是天子之命，岂是他想不要就不要的东西？朕赏他，他就该跪着受。再去！是总督，何必呢？咱们在下边滚爬一遭，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啊！这爵位我要不了，你也别再跟我多费口舌。是，就让他跪。 为是给他请赏，连阁老的面子都驳了，他还敢拿枪？让他跪。是。总督，快别跪了，您起来吧。皇上，穿箭呢。臣萧驰野，叩见皇上。 此刻没有旁人，我们谈谈。我给你爵位，你为什么不受？于理不合，于法难容。别跟我讲这套！你从前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南林猎场以前，我们不还是两肋插刀的好兄弟吗？怎么我一做了皇帝，就成了如今这样？ 做了皇帝，你做了总督，我赏你的你就受，这不好吗？畏畏缩缩的，真不像你萧策安。若皇上赏我金银财宝，我紧着磕头谢恩；可若要赐我爵位，皇上不成。我入仕六年，在去毒先后没有什么能拿上台面的功绩，如今得享天恩，摇身一变成了侯爵。 心里不踏实， <laughs> 这有什么不踏实啊？按照你我之间的情分，早该封了。 <sighs> 这次遇险后，我想了许多。既然做了皇帝，就要像个样子。今日你不接旨，驳了我面子，我不计较。可你再这么跟我犟，就不是兄弟之间能说得清的事情了。咱们谁面上都不好看。皇上。 这事不成，此次我不接旨，正是为着皇上的脸面。我是皇上一手提拔起来的人，如若不能事事服众，以后还怎么为皇上办差？你百般推辞，还敢说是为了我的脸面？我看你是为了你们萧家自个儿的面子吧！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我与你肝胆相照，你却一直当我是傻子，萧止言。 你有没有良心？你不就是怕坏了你们萧陆两家的情分吗？可这问你，萧家陆家各自守中，你们要相互照应什么？你们要兵权勾结吗？然后呢？然后你们想干什么？你，你干什么？干的当然是鞭杀秃子。六年前，钟博兵败。 我大哥彻夜不休前来护驾，陆广白更是苦战三夜才得以突围，而后马不停蹄就来解去毒之难。皇上今夜所言，主的是萧路赤诚忠心。没错，我今日不受爵位，就是因为陆平燕，但更是为边陲诸将的忠心不乱。我萧慈安若是能够高居侯爵，今日仍受边陲疾苦的七大帅、陆将军，该如何作想？说到底。 你还是为了自己的亲民。我是混账民，皇上却是盛世君。为着这点功劳封赏，坏了诸将待皇上的心。到底是我萧慈安亏了，还是皇上亏了？此事若真是我为勾结陆家做的表面功夫，那海阁老又为何力劝皇上？皇上您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先帝临终钦点的海良仪吗？皇上屡次遇险，紧接着封赏失衡。 谁在教唆皇上，谁就是罪该当诛。可可圣旨已下，君王旨意不可朝令夕改。但皇上是新朝君父，又正值春耕、督察两大朝事，不如顺势大赦天下，按照兵部公考，将边陲诸将依次封赏。陆平烟不仅进边杀侯，再赏他们军粮增倍。 再有，戚老帅婚期将近，皇上不如封花三小姐为郡主，这抬的是启东的脸面。您是万圣之君，天下共主，这样恩泽八方，还有谁会心生不满？好，好主意。三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这事儿就这么办。 天下之大，实为重器。祖宗之业，允属元良。今李北王嫡次子、晋军总督萧驰也，效力任事，尽职尽责，与社稷有功，故敕封萧驰也为定都侯，名与赵章，以示恩典。臣萧驰也领旨，谢主隆恩。 哦，嗨！一时忘了改口，是奴婢该打。侯爷，快快请起。公公客气，不妨事。侯爷，奴婢还要回宫复旨，便不多留了。奴婢在此恭贺侯爷，愿侯爷日后宏图大展，步步高升呐！谢公公吉言。来人，好生送一送公公。是，公公请。多谢多谢。 陈阳，福满来之前，你要与我说什么？啊，主子，岑玉大人府上今日送来帖子，说是摆了宴席，请了些大人一同饮酒小叙。都请了谁？听说都是前些日子厨艺辛劳的大人们。海阁老不轻易赴宴，就没有来。哦，对了，听说沈镇府也会去。嗯，主子的意思是？自然要去。 你去备份薄礼，晚些时候我便去。是。哎，今日春耕桑麻，你们户部也够忙的吧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各地都催我们拨款，现如今各部都忙得焦头烂额呀。哎，今日只管把酒言欢，不说这些。正是正是，侯爷，我敬你一杯。 私宴不分这些，同饮便是。请。酒过三巡，兰州怎么还未到？此次皇上大赦天下，大行封赏。呃，沈大人现任崇三品指挥同知，监管北政府事务，又掌管诏狱，定是急忙的。不如我给各位大人讲个笑话听啊。 <laughs> 呃，说是啊，前朝有一个大官，他的妻子十分善妒。 沈镇府到，狱里事多，诸位大人多担待。沈大人来的晚，赶紧上边坐啊！我下边坐便是。 <laughs> 兰州，私宴不兴外边那套，咱们都是忘年交，何必还拘着礼？韩城，你叫他过来坐。啊，是这么个理。兰州，快上来坐。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咱们几个老不中用的，今日也沾了光，跟侯爷挨一桌同饮。侯爷，你这也算纡 <laughs> 尊降贵了吗？ <laughs> 指挥使这是踩过呢。在座哪位不是德高望重？我日后还得仰望各位多多提点。哈哈哈哈哈！早听闻侯爷与兰州有过节。 都坐对面了，怎么连话也不说？关沟这差事是二位一道办的，我看就办得很好嘛，何必还记着那点过往恩怨呢？ <laughs> 我看两位都年少有为，不如就趁着今日这个机会一笑泯恩仇。锦衣卫跟禁军也要相互照应，往后一起办事的机会多着呢。侯爷，成不成？ <laughs> 我哪有不成？沈大人给个笑脸。 我还有什么不能成的？侯爷这是哪里话？我见侯爷哪次不是笑脸相迎？过去的事情早忘了，这不是一直没机会跟侯爷说上话吗？那就对饮一杯吧，侯爷赏个脸。那我给二位大子满上。那就碰一个。好，侯爷，请吧。 <coughs> 既然是凭夙愿的酒，自然不能这么寻常的就喝了。镇抚，走个交杯吧。 也曾慌转，旧礼冠，天地成。 最惧怕这一生太短，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学海无岸，长夜一程，一步步的。 银河茫然，挽不住。 撩拨完就想跑，哪有这么轻易的事？不放。兰州，醒了。嗯。怎么将耳坠摘了？耳朵都夹红了，我心疼。我爱的，那我重说。你是我的，你戴耳坠的样子，只有我能看。 皇上，臣倒觉得潘祥杰该罚，但此人不能轻易革职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捅出了这么大个篓子，不该办吗？怎么办呢？二少，潘祥杰不革职，魏怀古不受罚，那就只能拿你开刀了。